课文四，在路上。请问，这儿离新京宾馆远吗？不远，走路二十分钟就到。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？从这儿一直往前走，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。宾馆一直。 往路口。